第十二课，一、对话。你做什么？我念生词，写汉字。你念，我听，好吗？好。对不对？对了。谢谢。二。 绕口令：牛牛要吃河边柳，妞妞赶牛牛不走，妞妞护柳扭牛头，牛牛扭头瞅妞妞，妞妞扭牛牛更扭，牛牛要顶小妞妞，妞妞捡起小石头，吓得牛牛扭头走。 三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四，河边儿，前边儿，后边儿，上边儿，下边儿，左边儿，右边儿，旁边儿，东边儿，西边儿，南边儿，北边儿。九。 台风，人参，茶，天山，中国，天下，阴阳，北京，东京，日本，乒乓球，兰花，乌克兰。